人多共住，要求漏和统居，人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。漏和统居啊。 人人都晓得这个漏河统计，呃，也就很难做到。哪个漏河呢？就是深口易借鉴力，深口易。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三业：身 <coughs> 业、口业、意业。身要合，这个身怎么叫合？怎么叫不合呢？如果在禅堂里讲。 你跑香，我也跑香；你做香，我也做香；你放氧气，我也放氧气。这就合了吧？人多不能没有一个，没有不能没有一个规矩啊。 都在规矩的要求之内，这个“深就“和”了，嗯，啊更谈不上，呃，什么打架呀，啊，那还叫“生”和吗？嗯，他首先要求要“生”要“和”。 山河就是我们一个从身体这一个角度上讲，处处都在规矩上。口和，山河叫统居，口和五嗯 这也是我们众生容易犯的一个毛病，有争论，特别是在这个第五个五百年，斗争坚固，那个斗争坚固固然也不限于口斗啊啊。 这个斗争的方法、方式、方法就多了，打仗也是斗争哦。嗯，什么叫做口和呢？有共同的语言，这就口就和了。当然，在禅堂里向讲这禅堂。 什么叫做共同语言呢？禅堂是他口开的，啊，如果人人都能够没有口开，那就有共同的语言了。打气有打气的要求，禅堂也有禅堂的要求，当然呢，打气就在禅堂里边嘛。 口合，进了禅堂不许讲话。禅堂不许讲话，是有些人不讲话呀，有些人他还要讲话呢。啊，和尚、班手师傅，包括维洛师傅。 他都要讲话的，这个讲话，讲话嘛，就是除了讲开始就是讲规矩。这个禅堂里讲什么呢？就讲这两个点，就讲这两点。那也讲到口和和就无争。如果你讲这个事儿是长的，我讲的是短的。 你说它是黑的，而他说是白的，大家想想看，这个口能合不能合？口径不能统一，口径不能统一，有些事儿呢，就会出现错乱了 对于出发心的人，就莫衷一是，啊，啊，你这么说，他那么说，人家听起来到底是哪个是对的呢？呃，依照哪个去办呢？ <coughs> 这也牵涉到口和口和五征。 还有一个和呢，叫意和，意和同悦啊，意就是每个人的。那个讲个意呢，就是讲这个心的意啊，意和同悦，悦嘛就是欢喜。你跟我有意见，我跟你有意见，那个意见就不和了。 啊，这个意见不合，你看我也不高兴啊，我看着你，嗯，也不高兴，那怎么能够产生议和呢？嗯，这是大料讲一个深口意啊就漏合统居嘛。 啊，这个身口意要和和大家共住在一道呢，啊，那就有一个，呃，这个和该的这么一个环境，借和统修，见和通解通写 立和统军，这个戒和统修呢？什么叫做戒？在禅堂里，什么是叫做戒呢？戒就是规矩，规矩就是戒。在世间法来讲，世间法不讲戒，哪个世间法讲戒呢？这个讲戒嘛，我看只有我们这个佛教。 啊，三规五戒，啊，十众四十八轻戒，二百五十条戒，三百条戒，啊，那个戒就多了，啊，三聚境界，设善法界设律仪界饶义有情界那个菩萨的戒，设善法界不做好事都犯戒。 这律界违背了律与律仪，啊，三千为以八万泄范，那都叫做犯戒。还有一条呢，就就更高的饶益有情戒。如果是真正的佛子，发大心的，那你必须要。 饶益友情，做一切以友情有利益的事情。 <clears throat> 不这么做，那也叫做犯戒啊！是讲戒嘛？戒和统修，大家呢共修。这个在禅堂里讲呢，在禅堂里就是规矩，规矩大家共同遵守，啊。 那我们用功也好啊，出入往返跑香坐香，大家都能够安然无事，天下太平。这个叫做界合统修，不是说那个界合统修啊，那我这个做比修啊，那就二百五十条戒啊，啊。 那太呆板了，佛法是活的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在我们禅宗这一法上，那就是见和通解。见就是知见。 对禅宗这一法，我们叫做共修。既然讲共修，就大家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。现在的新名词呢叫做共事。禅宗是这一法，齐行用功的啊，这个道理。 大家呢有一个共同的啊一个标准， <clears throat> 不能够你讲念佛是谁是这么讲的，他讲念佛是谁是那么讲的，那就不叫做见了和同解了，各执己见，都认为自己是对的。 啊，你看我们这个禅堂，如果要是造成这种情况，啊，对引导初发心的人用这一法，那就有困难了。过去老和尚在世的时候。 参堂打七也好，不打七平常做香也好，都参一个念佛是谁，都讲一个念佛是谁，讲的深，讲的浅不怪，啊，那个用功的人嘛，人多了，水平也不得一样啊，讲话的人。 水平也不一样， <clears throat> 但是跟做文章一样，不能够离这个题，不是说信口开河，啊，就跟做文章一样，下笔千言，离题万里，啊，这个就呢牵涉到。 见和，他还是最禅堂里讲讲这个用功的这个法门呢，是至关至关重要的，还是一个根本。那个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在禅堂里讲开示，从始至终都不能够离开念佛日的这个题目。 那么班是师傅讲开是呢，班是师傅讲开什么？老和尚把这个调儿呢定下来了，啊，就像我们这个国家，国家管理这个国家靠什么呢？靠政策，政策定下来，落实政策，那就靠干部了，啊，大小官员。 这个禅堂也是这个样子啊。禅堂不讲政策，禅堂不讲政策，我们讲用功啊，讲夫法呀，哎，也要讲宗旨啊。禅宗有禅宗的宗旨，净土宗有净土宗的宗旨，啊，八大宗，哪怕八万四千法门，都有它的宗旨。说谓是？ 各有宗旨，是各行其道。在禅堂里下，不能够一天到晚讲念佛求生西方，呃，待业往生；到了念佛堂，也不能够一天到晚讲开悟、讲参念佛水讲起疫情，那也不行吧？啊，这个叫做各行其道。 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可以入道。啊，就像国家的政策一样，啊，各条战线都有个都有他自己的政策。但是总结来说呢，对于国家来说呢，啊，国家讲建设都围绕着四化建设。 那我们这个佛法呢？佛法总目标，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成佛了。啊，断烦恼啊，成佛道啊，度众生啊，这都是共同的目标吗？所以强调禅堂里向。 讲到漏和统居这个见和通解是非常重要的，啊。而至于讲到立和统军， <clears throat> 那是最后。立和统军，如果说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生活上来讲，哎，那个道理是很浅显的。 啊，吃大家吃的都一个样，啊，说人家供养嘛，大家都是均担的，这叫利和统居利和统军呐。如果就法门来讲，参禅这一法，参政这一法的利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们参禅。 我们在用功，用功要有收获，那还是明心见性啊，啊，断烦恼啊，正菩提啊这个叫做利合统军，啊，就是我们达到的目的呢，大家共同享受的。 人人都得一份没有偏差的。 <coughs> 所以这个漏和统居 <coughs> 什么叫做佛法呀？佛法是年来便是，处处都有。至于说现在这佛法的口，佛教的口号，啊，说佛法在世间。 不离世间角。什么叫做佛法在世间？世间是什么？世间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人说，这个世间嘛，就是我们人世间呐，啊，我们现在不是做人嘛，这个人类社会，这个就是人世间。 他把这个道理呢，就完全理会错了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一文解义，三世佛缘。世间，这个世间，包括施法界、医正庄严，都称为世间。世呢，就是三世，是不是三世吗？过去是 现在是未来是，时事古今，时终不利于党念，这个这个是间呢，间是间隔，划范围。你看我们这个施法界，各有各的范围，啊，施法界各有各的范围的地有法界。 恶鬼法界、畜生法界、人天修罗法界、声闻缘觉菩萨佛法界，它有一定的界限。这个界限呢，就是间，就像我这个起房子一样，一杆、两杆、三杆，它不是都有东西搁到的吗？要是换一句现代话来讲呢，那就是时空。 嗯，佛法在世间，在什么地方啊？在世间呐，就在这个世间，在十方三世，充满了佛法。那可以真可以说是年来见便是，俯拾即是。你看哪能不得佛法呀？ 那个鸟巢禅师，我在杭州住过一段时间。鸟巢禅师，他做的那个，他搭的这个茅棚呢，搭在这个一个树高头，一个大松树。啊，那个松树呢，长得蛮好的，哎，盘盘根错节的，他在他在在这个树上搭了个茅搭了个茅棚。那个树嘛，一般都是鸟住的。 啊，这个禅师啊，就在那个树上搭了个茅棚，在那用功。因此，所以人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呢，叫做“鸟巢禅师”，鸟做窝的那个的禅师。那他也有一个侍者，那个侍者叫个什么名字的？我还记不大的，叫个什么？ <coughs> 这个慧通啊，不道叫什么名字？ 是的，照应老和尚的，那照应老和尚嘛，人家也有需求啊，啊，总希望勤近善知识嘛，希望善知识给他说点佛法了。复议几年，这个老和尚呢，过去的禅师就犯这个毛病，不大肯说了，哎。 啊，你就你你你你烧火就给我烧火，你烧饭就给我烧饭，啊，你种菜就种菜，啊，不大肯说法，啊，并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禅堂。说起来这个禅堂呢，什么叫嘴的？可是我们这个禅堂呢，还天天在这讲，啊，过去的禅师。 那么这个小和尚啊，住了几年呢？想问问佛法，老和尚也不讲，他这心里下来就想，想告假，我到诸方去当当禅学，学学佛法去。那个鸟巢巢巢什么说？你为什么要走的啊？我到外边去想学佛法去。啊，哎，他说我这里也有佛法呀，啊。 他伸手在那个衣服高头连那个衣毛，就是这个这个衣服一吹一吹，嗯，啊，这是佛法，那那个那个小师呢就开悟了。那你看这个佛法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，那一吹就成了佛法了。啊，那个一指禅。 那个一个竖一个指头，一个指头也是佛法呀。赵州茶，你到赵州老人那里去，他就请你哦，请去，那到那儿去，叫到客房那就吃茶去吧，啊，这就是佛法吧？赵州茶、云门饼，那都是佛法。怪不得古人讲的，佛法在世间。 嗯，阳美顺目，啊，一语一目，处处都是佛法，只怪我们呢根基浅薄，会不得。所以古人讲啊，这叫做做到犯逻里性都饿死。 无法在世间，在这个世间，用经中的语言解释这个道理，像《法华经》中说的：“为佛于夫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”那个教中证明佛说的法。 大乘法、小乘法说了，啊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说了那么多的佛法。后来佛去世以后，诸大弟子把这个佛的说的法呢，都借记啊，流传到后代。是的，这个。 一生流言流流流传久远了呢，这好像就还有了问题，就那是真的是假的。所以这个佛法呢，衡量这个佛法是真是假的呢，它有一个标准。这个小乘法有三法印，大乘法有一十相印。 就是你说的这个法，如果是小乘法，只要你合乎三法印——无常、无我、涅槃，只要合乎这个道理，那就是佛说的。大乘法呢，只要合乎十相印，啊，诸法实相。 那个诸法的真实相，诸法都有个真实相哎，施法界一正庄严，八万四千法门呐，更多更多的法，它都有一个真实相，包括我们现在的人，每一个人，他都有一个真实相。 这个真实相嘛，这叫做实相。这个实相就是以十方诸佛之所证者，一切众生之所在迷，实相啊！啊，我给老和尚做了一个相赞，也是这么说的：一相见相，众生一样。 见相非相，夫足惆怅；离相见相，多一层障；无相不相，乃名实相。那个实相，诸法的真实相。既然讲诸法的真实相，那个就诸法都有一个真实相，一正庄严施法界都有一个真实相。 如果我们现前的大众，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相，你将来怎么修呢？怎么修也不能证得这个真实相。修就是修你本有这个东西，不是另外有一个东西给你修。不是说那个木匠啊修桌子腿，那是外来的东西，啊。 说瓦匠房子漏了修房子，那是外来的东西。夫瓦匠修，全修在性，一性起修。既然人人都有一个真实相，那不是佛不是说的吗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智慧德相就是实相啊。 那个石像有种种名字，石像有种种名字了，啊，又叫法身，又叫法相，又叫真如，又叫不可思议解脱，啊，又叫大波涅盘，那名字多了。诸法实相，在《法华经》中呢说的就详细了，所以《法华经》。 是释迦牟尼佛的最后极刹啊，说怪不得说是成佛的法华嘛，嗯，假设一个出家人，消佛的人不渡法华经，那是很有欠缺的，别个经不渡可以，这个法华经不能不渡。 那么，既然你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成道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想说法华经，那你成了佛嘛，你就说吧，啊，你就说吧。佛用佛眼一看，不行，众生的根基不成熟，不能够接受，不能够接受你要说。 不能够接受，你要说啊，这机缘不成熟啊，啊，那叫不投机呀。不但他不能得利益，他还生诽谤。你这个说法是本来是度他的，如果他你一说他，要是一生诽谤，那他不叫多地用吗？啊，欲得不着无间业。 莫谤如来正法轮，这法是不能谤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以后，就想入涅。既然不能够说这个《法华经》，那我就入涅盘吧。所以这诸天劝请啊，这十方诸佛出世间都加以方便的，啊，加以方便。 通说华严经就加以方便了，啊，这个华严经在天台中判教，那是代别名缘的，而不是纯缘独妙的，啊，代别名缘就是那个华严经所应的这个机，有原教的菩萨，也有别教的菩萨。 啊，这这个代别名远，那个代别呢就方便了，那是为大乘法身大师说的，啊，所以后来经过无时的淘汰，经过武汉房等、般若。 到了法华会上呢喏，那那一类众生的机缘成熟了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法法华会上开权显实，开记显本，畅福的本怀，啊，那是什么叫畅福的？畅所欲言呢我就是要说这个法华经，现在我说了。 那心里就舒畅了嘛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说了《法华经》以后，就入涅槃了，没这事了。我来就任务，就这个就是来的嘛。你看那个《法华经》说实相是怎么说的？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虽然实相这个体，仍然本具。 各个不无，啊，这个实相这个体呀。但是呢，究竟这个诸法实相呢，那是微福与福才能够做得到的，降福以降福以缓，都不能够圆满达到这个实相的真理。 法华经解释这个实相，解释的非常好啊！哎，为复与复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在底下就解释了。所谓诸法如是相，呃，如是性，呃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，有这个实如是，啊。 而智者大师做三转语度这个是如是，如是相，是相如，相如是，做三转语，把这个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这个实如是，每一法界的众生都有他的相。 都有它的性，都有它的体，啊，有体就有力啦啊，有作有因有缘，如有果，有报，如是本末就是讲，就是实如是。那当然可以详细的解解释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你比如说拿我们人来说，人也有实如是啊。从地有法界有地有法界的实如是，到了夫法界有夫法界的实如是。 我们人，人有人的相。什么叫人的相啊？人的相不是说我们这个坐在这个地方有老的、有少的、有出家的、有在家的、有男的有女的，不是这个相啊，啊。那么什么叫相呢？相，既然讲一个相。 那就是能够看得到的，可以区别看得到的，露在外面的，这就是像。什么叫做人的相呢？仁者仁也，仁者任也。如果你这个人一生一世。 寡做坏事，什么好事都不做，什么坏事怎么坏你就怎么做。你这个像是什么像啊？那是人像吗？那就不叫个人像。啊，人像人像什么样子？叫什么叫做人像呢？这个人，啊，不做一些坏事。 不杀人，不放火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啊，受持三规，受持五戒，啊，行十善道，哦，这个人呢，用这个因，才能够改人的果报。这个相貌，嗯，这个人呢不错，蛮好的，那叫做相，啊，这个如是相。 人道的如实相是这么讲的。什么叫如实性呢？性者是不改变，就是我这个个性呢不改变。啊，你叫我做坏事，我不会做坏，绝对不会做坏事，的保持这个水平。 <clears throat> 这就叫如实相，也叫如实性。 啊，那么当然了，底下这个我们不便这个仔细说。如是体，这我认为是体，啊，身嘛，人有人体啊，嗯，讲究一个人，这个人都有个身体，身体，要想这个人做一些善业，哪怕做一些乐业，没有这个身体是不行的。 你想我杀人，你不这个身体没得这个手，怎么去杀人呢？啊，我要想拜佛，我烧香磕头，那不这个手也不行啊。这个体，就这么个体，啊，人法界有人法界的体，佛法界有佛法界的体，师法界都有它的体，啊。 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施主是拿在禅堂里上来讲，你看我们这个禅堂， <clears throat> 禅堂这个像啊，我们现在手也不提手也不提，肩也不挑，什么事？一天到晚甩大袖子，你看坐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像是什么像呢？啊？ 如是相啊，这个相什么相？啊，这个叫如是相啊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这当然是因中这么讲，啊，也可以讲个是如是。那个是如是，既然是骗施法界，啊，性相体力，作因缘果报，本末究竟等。 那是概括一切法无余，这个实相就是这个叫个实相。实相是骗一切处的，骗一切时的，所以叫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讲。佛法，佛法这不叫佛法就是实相嘛，实相就是佛法嘛。 所以我们讲这个漏合同居，啊，特别强调这个异和同悦学佛的人要有共识。为什么初发心的人对于佛法这个以前途，总感觉到高深莫测？啊，这个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好像自己摸不到边际。 啊，不晓得我这么做究竟将来是不是这个果报怎么样啊？啊，自己莫衷一是。就对禅宗这一法也是这样。我今天到广门寺来了，没得办法，这个禅堂嘛，他们都参念佛是谁，我没得办法，逼着没得办法，也只好参参念佛是谁。啊，这究竟这个念佛能参不能参呢？这个念佛是究竟能开悟不能开悟啊？ 那这个念佛儿究竟能够成佛不能成佛啊？他总会有这些个不了解。你怪不怪呢？不怪啊正常不正常的正常啊，啊，烦恼众生嘛，啊，如果说你什么都了解了，那还不要修了。嗯 <coughs> 破迷开悟。 也是一步一步的，啊，虽然说是离虚顿悟，称悟并消，那就不是一次能够做得到的，也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，啊，是需建筑依次递进。所以这我们常说的“福道长远”呐，无论是修根本智也好，修厚德智也好。 都要加以公恨，都要加以公恨呐！这加工进步呢，都要一步步的走呢，急也急不得的，啊！人家说你这个禅宗啊，一天到晚讲立地成佛啊我这个打了十个八个旗下来了，违背成佛吗？ 打了八个棋都没成活，你不能怪他给打棋不对呀，啊！是的， <clears throat> 这个说的打了十个棋八个棋下来，这个十个棋八个棋快是的，就说今天是，今天的八个棋快了了吧？八个棋说是是解气了。 其实还是双解期，啊，这个双解期，是吧？按照传统规矩，啊，双解期要解期，啊，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和尚要进塔，要讲几句话，说是今天解期了。不但是解期讲几句话呀，还要考功呢，就跟那个那学校里念书一样，啊。 有大考，也有小考，那你平常解析的双解题就是要小考的，啊，啊，光阴太快了，八个期打了了，那就没有了，两个期啊一眨眼就没有了，你们看看。 所以在这个七七当中，从我本人来讲，我是很惭愧的啊，不能够一天到晚在禅堂里陪着师么去坐香。常住的事情呢，确实也蛮多的啊。你说禅堂的师么是辛苦啊，起早睡晚呐。那我们在外了的像也还蛮辛苦的呢。哎，我们就自己自己说自己报辛苦了，也蛮辛苦的，都蛮辛苦的。 啊，常常的要做香，也要外边的像护持，啊，你说烧锅的、煮饭的、烧水的都蛮辛苦的，差一点事情都不行，啊，这是一个。从这个打七本身讲，要是从整个长处上讲呢，重建搞明寺。 为什么要重建高门寺啊？为是为了为了为了为了为了要打气嘛，啊，为了成就天下来打气，重建高门寺， <coughs> 重建高门寺是任重道远，啊，未来的工作。 还是蛮多的，嗯，嗯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目标定下来了，那我们就为这个目标呢要为之奋斗了，啊，啊，尽人事以待天命。这重建高明寺，啊，这个一个这么一件事情，能不能在我们手上完成？ 那是看姻缘的，啊，当然，从我本人来讲，最好呢，在我手上把高木寺建好，嗯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啊，嗯，能够保持高木寺这个专门产宗道场，也能够继承林记的家风。 给大家有一个在这里像用功办道的这么一个书圣银元除此而已，没有别的想法啊！你看我们今年，呃，还建了一个新禅堂，是的，呃，要是按今年这个情况，要是不建这个新禅堂，恐怕还不还还不还真是不下呢那不是假的。 嗯，啊，可见的人呐，消佛的人，特别是消佛的人呐，要发心的。这个发心的发心，在我们的消佛的人来说呢，一天到晚是挂在嘴上的。究竟发什么心？嗯，这个发的心呢，发心的两个字，这个发心的内容呢，就多了。 你说我重建搞木寺，重建搞木寺也要发心的，不要发心吧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参加打七，啊，从四面八方来到搞么事参加打七，那都是发心来的，不发心怎么会来呢？嗯，我们现在做众生，啊，在六道轮回，我们都想发心，要上救福道，那也靠发心的。 凡是在服侍门中，想做一点点滴滴的一点善事，都要靠发心的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发心、发愿，啊，都给这连接在一道长度上。 有这种苦心，想办这一个道场，成就天下人用功办道，啊，这是高门寺的，呃这是一个总的这么一个调，就是高门寺作为一个道场，嗯包括高门寺河东普通塔院作为旅众，那也是道场。 而不是办不是干经忏的，哎，也不是什么做做其他事情的，是用功办道的，办什么道呢？成佛道啊啊，选佛道场嘛，就办这件事情。重建宝门是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几步，走了多远？ 啊，有时候要如果说重建港码头作为一百里路嘛，那港码头现在我们走了走了百分之二十，百分之顶多走到百分之三十，啊，还有那么长的道路等待我们去走。 <clears throat> 既然佛法讲因缘，这个因缘呢也不是等待的，啊，尽人事以待天命。 只要大家能够围绕这么一个目标，如果没建一个道场，大家都不来用功办道，这个道场那就是假的，是虚的，啊，不切合实际的。既然作为一个道场，那搞明寺除了造几根房子以外，对在这个房子里边用功办道的人有没有要求？ 当然有要求，怎么能说没有要求呢？啊，每一个人，凡是消佛的人，都应该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。我们这也要求啊，我们就不讲别的，不讲多了，我们就讲一个打七。打七，对于来参加打七的人，都有要求的。 从这个几年以来，特别是今年一九九五年冬天打这个十个产期，啊，那总结来说嘛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这么一句话，叫做喜忧参半。那也是现在的话呢，啊，有欢喜的一面，啊，也有。 堪忧的一边欢喜。你看我们现在搞么事，这个，大家在这打气啊，用功办道啊，这个局面是非常殊胜的，非常难得的，稀有难得的。嗯，你看天下人都做些什么事儿？广木寺这个禅堂在这个时间，我们做些什么事儿？啊？ 这个可想而知的，这是令人高兴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就满足了呢？就像我考试一样啊，得一百分喽，啊，是不是到了一百分了？那一百分嘛，这就皆大欢喜了，呃喜忧参半，啊，我们只能说呢，喜。 大于有。啊！凡是任何事情，都要一分为二，不能说我们这个打击没有缺点。那你说你这个道场，我们这有一百人，或是有两百人在禅堂里下。既然是我道场，那每个人都是要用功办道的，那才能说是道场的。而如果一百个人当中，只有五十个人， 甚至只有三十个人用过半道啊，那么那个还有那么多人是做什么事情的？这是不是个道场呢？啊，这个呢，也值得大家共同来评定的啊。我们总觉得从一开始打起。 就这个要求呢，一直没有能够达到。 <clears throat> 我们也感觉到遗憾。啊，实际上这个要求呢，并不过分， <laughs> 不过分呢？啊啊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不论你这个人，你这个肚皮里向还是用功不用功，那么人家从外表上看看，哎。 那你说他不用功，他做什么东西呢？那他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看不到啊。从表面上看，那他是用功的。达到什么样子呢？那就是不能讲话。哎，就是这一点，我看一百个人当中，恐怕就有九十九个都做不到。啊，你说我们这个这达这个要求高不高？ 嗯嗯啊，这个讲话呀，呃，在禅堂里，特别是打气当中，从一开始交代又交代，既然交代，交代就是规矩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那规矩就是戒律。 啊，违背这个规矩，违背这个规矩，违背戒律，违背这个戒律，那个道业不得成就啊！就是禅堂打七一样啊，啊，做完了就用功，啊，除了禅堂就讲话，那我们这个道业能不能够成就啊？我们是满心希望，凡是在禅堂里想参加打七的人，凡是住禅堂的人，都能够做到舌挂壁上。 你那个转讲话嘛，因为你这个舌头在你嘴里像啊，你把这个舌头挂在墙上，哎，挂在墙上那讲话，怎么没得办法讲的。嗯，还是讲话与道相应，还是不讲话与道相应，这个大家可以衡量衡量。常常的苦苦心，就是成就大家用功办道的。 啊，设立规矩，设立规矩不是为了别的事情啊，是为了大家用功办道哎，嗯，这是一点。同时，凡是来参加打击的，长处人都希望啊有始有终。你么，广福寺打击打的十个七。 打到年终岁尾，解过气以后，顶多三两天就过春节了。是的，可有的人到港们这来打气，是发道心的。这个人呢，毕竟还是凡夫啊，还没能离开世间啊，多多少少有这么些个牵牵挂挂的，什么师傅啊，啊父母啊。 啊，探探亲呐，访访友啊，这个事儿都来了。嗯，大家没有中大家没有称一称哪一头重，啊，还是世间法重，还是佛法重？你怎么要顾一头了，顾到佛法就顾不到世法，顾到世法顾不到佛法，啊，哎。 他说：“我跟大伙请假喽，我回去。我这个师傅啊，打电话来给我了，要我回去看看。哦哦，他就要跑来告假，啊！我说你告假，我是不准假，你要走就走，啊！你是来打气的，啊，啊！有的人呢，啊，那票都买好了就要走了。跟我一说，哎，我不走了，马上退票。哎，好，这倒是好事啊。那么还有的人呢，嗯。” 看着他动了，他说我也想动，哎， <laughs> 哎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呢，就朝朝山，朝朝山再回来。我说你要朝山，你就不要回来了，啊，搞木寺这个地方不是旅馆，哎，不是饭店，跑来跑去做什么呢？啊，你要去朝山就朝山去吧，嗯，千万不要把搞木寺当个旅馆、当饭店走啊！啊，搞木寺这是个道场。 今天来参加大漆， <clears throat> 大家欢聚一堂，啊，共修。那么气解过了以后呢？气火解过了以后，如果做我们这个大僧师傅希望能够常住高门寺，常住禅堂。啊，久住有缘，久餐有禅嘛。高明寺是十方丛林，不是什么小庙。 啊，道者居之，就是有道的人住这个地方。没有宗，没有派的，广不是什么的派位的啊！我不是广东派，我是福建派啊什么江北派，没得对啊，一视同仁，大家都一样。道者居，道者居之，这是有道心的，用工万道。 是的，我们那还有个普通团员呢，这也是搞木寺的别开生面啊。那搞木寺，你说你搞木寺，你不是说你是道场吗？那么既然道场，我们吕中也不也发道心呢，也想住道场呢。啊，这个呢，在大陆上呢，这个现象还是要有个区别的。那有些外国外。 你不是香港啊，台湾呐，这些个地方，包括什么美国这些地方。